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有方向了，因为导师又来了。 <laughs> 现在我们的亮色，你看最亮的色，您带来了，是？哎。 王芳老师，这个色彩焕发。对，来了以后，我得跟您说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事儿。嗯，我曾经多次说过，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节目啊，因为种种原因呢，是著名的马后炮节目。哎，所以说呢，今天我决定谈一谈这个马尔克斯和百 <laughs> 年孤独的问题。主要是等着您来。哎，不，不是，不是。那个时候他死的时候呢，您您 <laughs> 不是您没我还没死。对 <laughs> 对。 您还健在？是今天您就 <laughs> 也还健在？ <laughs> 还健在？这什么话？终于等到您了，因为我觉得是在咱们现有的嘉宾里边，上次是徐子东老师评论了一通，但我一直想啊，这王蒙老师应该给我们说说这个马尔克斯，是因为现在对他呀，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这我听到的可太多了。不行，我得透露啊，嗯，就刚才咱们在化妆间的时候啊。 我已经听到这个梁文道老师啊，就讲这个，就文道兄啊，就说这个马尔克斯他和这个古巴的卡斯特领导人卡斯特罗、费德尔卡斯特罗关系特别好，嗯，好像这个中国有一些呃知识分子吧，对这个有些说法，是，好像这个文道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想。 咱们先先先先请。哦哦哦啊，这很狡猾， <laughs> 那 <laughs> 老 <laughs> 老奸巨猾，引蛇出洞，你先来。因为因为我见到有些我挺挺要好的朋友啊，他们甚至拒绝去看马尔克斯，为什么呢？他说搞不懂，这么伟大的作家怎么会跟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独裁者搞在一起？什么叫独裁？像卡斯特罗执政几十年，然后被认为是对，被认为是个独裁者。 那么就批评他说：“你一个伟大的作家，作家应该是鼓吹创造，创造需要心灵的解放跟自由，怎么能跟个独裁者搞一块呢？”我觉得很多这种批评啊，就反映出中国今天的这个知识结构的问题，就是他们太我们太容易把世界就分成两极化了，对，就一左一右，然后你凡是支持左的，那都是反自由、反民主。 那么你凡是反美，甚至连反美都叫做不自由不民主了。但是其实呢，你回到五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拉丁美洲，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啊，绝大部分你都不可能不左。你包括后来跟马尔克斯翻脸的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秘鲁的略萨，他那个时候一开始也是左派。为什么？你看看那时候拉丁美洲。 是个简直就是真的是美国后院，你拉美这么多国家自己选出来的一个总统，人民老百姓选的那是民主啊，选了一个总统，好，这个总统是个左派，说那些美国大企业撤出，我们很多东西要国有化，老百姓是投票支持的，然后呢，美国就用他中情局跟他在巴拿马运河基地里面训练出来的人呢去颠覆人家。 然后颠覆人家，扶植一个新的军头，那个军头才真的是独裁者。嗯，你想想看，智利、阿根廷多少年来出过多少独裁者？这些独裁者真的是杀意见分子、镇压报纸、封杀言论，这些都是美国在支持的。所以你活在那个时候，他对他们来讲，古巴代表什么？对马尔克斯这种来讲，古巴就代表我们有一个，我们整个拉美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小岛国，嗯，就敢跟美国干。 就就对他们来讲，那心里面多大的一个一个灯塔！所以你想想看，那时候除了卡斯特罗，那当然另外一个杰呃切格瓦拉是不是？那对他们俩是永远的英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必须要搞清楚：所谓独裁者是什么意思啊？你说卡斯特罗独裁，呃，某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但是问题是卡斯特罗很有意思啊。卡斯特罗从来不搞个人崇拜。对。 对吧？对对，你在古巴是看不到他街头的雕像啊、画像，但卡斯特罗很很很妙的是吧？他准许百姓，你们崇拜切格瓦拉可以，满街都切格瓦拉，但是他自己的像呢，他是不许人弄的，他不许搞个人崇拜，这很有，不是他给他自己的军衔一直是是是什么好像。 就是他原来是什么，就还是么上校，上上上尉啊什么上尉。那个，是不是那个卡扎菲也是一直是上校？哦，那卡扎菲是上校，是吧？这是特产，第三世界特别多这种的上校。我想起一个什么事儿来呀？就是一九八六年二月，非常冷。嗯，我上纽约呀，参加那个国际笔会的第四十八届年会。嗯。 那年会上呢，那个美国那个国际笔会的组织者吧，在开幕式上呢，还邀请了官方人士。其实一般美国作家不喜欢这么搞，但是他喜欢那么搞。当时的国务卿是舒尔兹，就是舒尔兹啊，给大家讲话。那大家排队进场，要经过安检。呃，我上美国，我学美国人，我穿一条单裤，把我冻的呀。 结果在在在那个会上，舒尔茨讲这话，美国作家就闹起来了。怎么了？哎，就是那个那个呃，为什么呢？美国不准许呃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哦，而且美国是长期不准他入境。呃，其中有一个我在爱荷华就跟他 <laughs> 关系挺好的，有有一个女作家，一个俄罗斯的女作家，她叫什么了？我一待会儿想起来再说。个子不高。 嗯，他就脱下靴子来，梆梆梆就敲这敲这桌子啊！原来不是，呃，毛泽东主席他们批评赫鲁晓夫不成体统，说他脱了靴子怎么敲桌子？我总算亲眼看见一回。这是俄罗斯传统，俄俄俄罗斯这她是俄罗斯女女性， <laughs> 但是美国国籍，她是一世世代代，但是她叮当的敲。 就说这个，苏尔兹，就说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官方的政策，呃，居然对这个，呃，这个马尔克斯，这他已经是当时是诺贝尔奖得主了，呃，不准入境，所以看见他这个反美呀，咱们咱们这个国家的有些人不懂得。 在有很多地方啊，敢反美，恰恰那是最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人，他才敢反美。而且最时髦，最时髦，最时髦，对，是吧？反美。但是马尔克斯本人是一个在政治上特别热烈的人吗？这咱不知道。是的，他是，他是，他是的，他是的。哎，他他其实拉美作家除了老一辈像博尔赫斯啊，就阿根廷博尔赫斯，他是远离政治的。 对，但他远离政治，因此还被人骂的，在阿根廷那时候还说还说你怎么对政治不表态？但是到了马尔克斯就魔幻的那一代啊，在政治上都是有立场的，而且主要是酌情的，也主要都是反美的。那么你比如说像什么加莱亚诺啊那批都是，因为因为对他们来讲，呃，像像马尔克斯他其实一辈子都有政治立场。你想想看，他最初是个记者，他写小说前是个记者。 他写他在出《百年孤独》之前，他有一些很有名的书，有一些很有名的作品。其实一开始是报道文学，而那些报道文学还连累到他当时所在的报纸被关门。嗯，因为他写的那些文章就在批评他们的政府隐瞒很多事情，而那个时候他们的政府，哥伦比亚的政府原来是亲美的。那么，所以，所以你想想看啊，就对他们来讲。 为什么一个亲美的政府恰恰会封封杀报纸？是是是，禁止言论自由 <laughs> 等等。他们理解是这样是是是。哎，你这一说，我就突发奇想，是吧？那你要说莫言是个反美的，是，他是个什么效果呢？不是 <laughs> 这莫言这个就更逗了。莫言这个得了奖啊，对他的作品大家有议论。 呃，也有祝贺的，也有说是感到不能够认同的，这都这都这都很正常。问题是有一批人呢，对莫言呢要进行政治分析，对，就是说他还够不上一个不同政见者，嗯，呃，因此对这个呢，呃，愤愤不平，嗯，呃，以至于那个。 这个什么那个那个呃，吕德的那个大陆出去有一个写作人，他叫什么廖一武啊？廖一武，嗯，廖一武呢？据说我这听莫言本人说的，廖一武还跟他一个朋友吧，到了这个。 斯德哥尔摩哦，在外头抗议，哎，给莫给莫言搅局，是，他那个朋友呢，还搞了一个裸体游行，在零下，呃，男的， <laughs> 裸体，您您想哪？去了， <laughs> 他他是零下四十度左右， <laughs> 搞一个裸体游行，我说这个也，这得有决心，这个我劲。不是决心大，问题是您至于不至于，我也不懂了，你为什么要？ 你说对马尔克斯这样，人家小说写的好，嗯，对对，在全世界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不他就是个作家吗？是吧？那那为什么非得要对马尔克斯、对莫言都进行政治鉴定，认为他们或者右的还不够，这不很奇怪，或者左的不够？当然你要 <laughs> 另让让另一部分人来来给他们鉴定呢，肯定认为他们左的不够。 哎，所以我现在发现，有些人希望有的名作家呀，你是一杆枪，对哎呦，你你，哎呦，您这话可真是说到 <laughs> 对咱们心心眼儿里头。希望您帮我们打一打我们想打的， <laughs> 对对吧？ <laughs> 但是枪打出头鸟啊，咱们得去一下广告啊，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我们调整了一下这核心， <laughs> 现在哎，我们看看这个马尔克斯的这个这个音容笑貌啊，这你瞧，这看着也像一墨西哥大叔是吧？像像， <laughs> 你再看这边哎，年轻的时候嗯是这么个样，挺棒。哎，那王老师您既然就说到啊，咱别贴政治标签啊，是是，就从这个作家方面啊，是也很敏感。这个说马尔克斯当年刚进来的时候，对中国作家呀，到底是个。 你看这个那个朱大可说话很过分了，是吧？那感觉就是一代中国作家，你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跟马尔克斯学的，对吧？哎，我的起码我发现您没学，好像是不是？他不是这一代， <laughs> 不是这一代， <laughs> 不算这一代。 <laughs> 这个马尔克斯，我觉得他给中国的作家确实给了很大的启发。他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落后，正是文学的最好的资源。 因为就是中国人从这个五四前后啊，痛苦的不得了，就是中国太落后了。嗯，这太落后了，您造枪炮也不行，您搞出口贸易也不行，是吧？您您想过美好的生活，全世界旅游也不行。但是对于文学来说，你有点落后的这一面，也不怎么会是文学这么爱落后。哎，你你神神鬼鬼，哎，奇奇怪怪。 不可思议、匪夷所思，一下子都成了文学的资源了。所以您在莫言先生的小说里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头、王安忆的小包装里头、余华的什么呃，反正很多这些里头，是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事儿啊，把它弄得呃怪怪诞化一点儿。 呃，怪诞化一点的，你看着挺热闹。你管他真的假的的，他看着挺热闹，他也出出气。对这个，对这个这个一些，就是目前我们还不够现代，不够科学，也不够时尚的这些地方嘛。呃，咱们出出气，我觉得有这个，他这个是一大启发。哎，你说啊，这个马尔克斯，嗯，他是真的这么一个神神鬼鬼的大脑，还是编的？ 因为这个就是这种想象力的翅膀啊，我们过去没见过。说一个人突然长了翅膀，哗啦哗啦就飞了，或者说是什么一个晾床单的，怎么就就就就就就飞了？就是他的这种这种写法，就是像天马行空。是是，哎，这种甚至你可以说这不符合正常的逻辑，但是你说这是一种写作手法，还是他的脑子就是这样的脑子？不是我我是这么设想，因为我也没去过。 那个呃，真正的南就是南部美洲，嗯，是吧？拉丁美洲嘛，我这个墨西哥算去过呃好几回，可是南边我没去过。我是觉得呢，一个是这个马尔克斯他绝对是一个想象力的一个富有者，就像莫言一样。哎，莫言也是比较敢论， <laughs> 敢敢敢想象。我告诉你，敢想象并不容易。嗯，好多人呢。 他嘴里头说半天，他一写东西，他没有一点这个什什么东西，他根本他写不出想象的东西来。是。再一个呢，就是他那个那个地方，正是因为他闭塞，呃，因为他和这个不受这个现代的这个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吧？这个逻辑思维、理性思维，他受这些东西影响比较小，所以那个老百姓这儿。 他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想法、说法，我估计也比较多。您说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因为马尔克斯自己说过，他说那些故事啊，他就是觉得他就是他常说他受他祖母影响很大。他祖母小时候就等于你想想看一个家乡里头一个老奶奶给孩子说故事，说什么故事呢？也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那些故事不是说都是听来的，而是说他觉得。 呃，在他小时候，他他老人家身上，他仿佛觉得那些老人真的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这么一些东西在运作的，世界是可以这么运转的。嗯，是一个人死了，那个人死了之后，因为他太想家了，所以他的血啊，在千里之外会一直流流流流流，经过穿过门缝回家给他奶奶看。哎呦，哎呀，您您记得这段奶奶看，哎呀，孙子回来了，死了他。 像像这种想象，对马尔克斯来讲，这是一个，呃，这是他他会觉得他小时候他听来的那个世界，似乎真的是这么一个世界。你说这让我想起啊，在这个我过去有一位女性朋友，家乡啊是一个农村，在这个海陆丰那一带，嗯，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他这个他这个家族的母亲。 总是去这个村里啊，有一个相当于我们说巫婆神汉的这么一个神。嗯，这神呢，他要是死了，有个接班的，他就好像他就照管着全村人的这个灵魂。 <clears throat> 然后呢，别的村的事儿啊，他也不知道。嗯，这个呃，这家家族的妈妈呢，没事儿就到这个神这儿啊，就问自己在他乡的这个孩子，在外乡的孩子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哎，也很奇怪，经常这个大神啊。 他就能说准，他就是妈妈说孩子住院了，病了，妈妈打电话，果真在广州住院了。就是经常全村人的这个这个，等于说这种这种灵魂，都在他这儿寻求的一个照管，但是他也就管这个村儿，多少年来这土地嘛， <laughs> 这一类的事儿，在中国的神鬼故事里头，《聊斋志异》里头也不是没有，当然有。 呃，对马尔克斯这个，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也借着机会坦白一下。这个马尔克斯的书啊，我看我也很有兴趣，但是我不感动。可能这是我是一种比较老的思想，是受那个。 现实主义啊，浪漫主义啊，就是受什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这一批人的影响。他这一说让我看的，看的我这个，这个这个神魂颠倒，这心情这一会儿的上，一会儿的下，一会儿的挤眼泪儿，一会儿的叹息，没有。嗯，哎，所以马尔克斯调动不了你的感情。对的，他。 他他打动不了我的心，我只能说，哎呦，这写的真是奇，真神，哎，这个句法写的挺好。嗯。但是你想让让他，你你要想让我为他洒洒泪，我我洒不出来。而且呢，我这这对不起啊，我这咱们都是坦白坦白从宽，当然，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呀，这个《百年孤独》啊，我前后我看了四遍。嗯。 都没看完，因为我看到他快结束的，比如五分之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啊抓住他那构思的规律了。我觉得底下这反正差不多还是这样，嗯，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呃，可能是我受那个就是那那一个年代的更多一些。那就是说，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年轻人呢就是随莫言这一这一辈儿吧，嗯。 我是听过他们说，他说他们提起马尔克斯来呀，就是那种感动、崇敬，从他这儿受他他的启发，简直就是醍醐灌顶。醍醍醐灌顶是这个，还还应该还有更好的词儿，振聋发聩。我想，其实在中国呢，对于马尔克斯的接收呢，也是出了一点偏差，因为《百年孤独》的影响太大，对，结果盖住了他的一切 但其实马尔克斯不是总是那么魔幻，而大部分时候，其实因为我读他的东西算读了不少，他其实不是那么魔幻，嗯，呃，他很多小说其实很很实在的写的，呃，对对对，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我觉得反而是他的一种语气，他他写文字，其实他受谁影响，你知道吗？说起来，影响马尔克斯的其实是。 福克纳、 <laughs> 海明威啊，他特别崇拜海明威。是，他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巴黎那时候见过海明威。海明威不是战后也回过巴黎一阵子吗？然后隔远的在一街上看到海明威在对面，高声大喊，很兴奋的年轻小伙子就喊，就喊他大师，大师，没错，没错，用西班牙文喊。m 那那那那个那个呃，结果。 呃，海明威看到回头就很酷嘛，你知道海明威？哎，Amigo, my friend， <laughs> 这你好我兄弟们，这就走了。他他一直很记得这事儿。那他学到海明威的什么呢？就海明威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表面上看觉得这两个人差太远了，但其实你想想看，有相通的。海明威的句子是特别精。 特别短，简短，而且呢，特别肯定的。对，就海明威是斩钉截铁的。对，他说是就是，几乎像圣经那样，上帝说有光就有光了。嗯，而你看马尔克斯呢，其实也有这个。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那种魔幻啊，为什么跟一个一般你听那种，比如说我们看《山海经》感觉不一样，或者看很多东西，后来人家说民间传说不一样，就在于马尔克斯是用了。 海明威式的一种语调，他的句子可以很华丽啊，想象力很丰富，但他那个语气其实很海明威，他的语气是很肯定的，这个事儿，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个人飞上天了，你别怀疑，这人就飞上天了，他他他他他没有，他就真的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那么到了后来，你看他不那么魔幻的时候，他的语气句子其实还是这样。所以你说这个，我就挺有感触。就是我们这个文化艺术啊，老最爱大家最爱说的就是谁学谁啊，谁学谁。但是实际上你看啊，人的这个某种这个这个这个心灵啊，深处啊是相通的。对对，你讲的好。不，所有的画是所有的文学都是，都我们好像是一个一个意识的共同体。对，刚才文道兄说那个也好。 说谁特别心仪谁，甚至是跟他学习，并不等于说他写出来就跟他很相像，那是那是比较低等的学习，马上模仿。因为咱们，咱们这个大陆也有这种情形，特别心仪沈从文的，写出来像小小沈从文这样的，我也可以说出几个人的名字来。没错，哎，但是也有虽然对他非常的。 赞美非常喜欢看，他自个儿写出，他把他他自己的个性非常强，没错。他甭管把谁的东西吸收进来，到他这儿就变成了他那字，豪。真的错。你看，那是会学的人，对，甚至让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中国古代好多画家呀，他写画都是说我是仿黄公望的，或者仿倪瓒的，一点您播出《一点都不像。学实是某种精神上的，神在了吗？就是的那意识性，意识的共同，意意识共同体。对。